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二十一课，重点语句是，いいえそれほどでも，哪里没那么好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她和朋友小英、罗德里戈一起来到了一家卡拉 OK 店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二十一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“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”哪里没那么好？安娜，上手だね。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もうこんな時間です。 太难，无言地，不相会。我来讲解一下。小英对安娜说：“安娜，上手了呢。”安娜，你唱的真好。安娜是安娜，因为小英和安娜已经很熟悉了，所以称呼她的时候没有使用敬称。三，上手是形容词，意思是。 好擅长，不好不擅长是，是朋友之间经常使用的，用在句尾的说法。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的较为随意的表达方式。是放在句尾征求对方同意的助词。江川，请你想想看，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？ 用郑重语气说的时候，要把 da 变成 t h i s 所以就是 j o s t h i s n 对吗？嗯，对。听了小英的表扬，安娜回答说：“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”哪里没那么好？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いいえ，是表示否定的应答用语。それほどでも，不见得，没那么什么什么。 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哪里没那么什么什么，这是一个谦虚的说法。哎，受到表扬的时候不是说谢谢吗？只说谢谢的话呢，等于认同对方的表扬。日本人以谦虚为美德。是这样啊，那以后还得多加注意。有没有其他表示谦虚的说法呢？有。假如听众朋友表扬你说你的日语真好，这时候你要这样回答。 いいえ、まだまだです。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？いいえ、是表示否定的应答用语。まだ是还的意思。まだまだ，重复说的话呢，可以表示强调。いいえ、まだまだです。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？这样说的话呢，可以给人以谦虚的印象，你的印象分会大大提高的呀。 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对话。罗德里戈看了一下时间，惊讶地说：“啊，もうこんな時間です。”啊，都这么晚了。啊，是表示吃惊的感叹词。もう是已经。こんな是这样的。時間是时间。です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。 我们在第三课学过指示代词，科苏阿多系词汇，空呢也是科苏阿多系词汇吗？是的，除了空呢，还有，そんな那样的，あんな那样的，o n な什么样的。安娜知道了时间之后，也大吃一惊。大変，糟了。大変是形容词，意思是情况严重。 在出现问题、遇到困难等场合经常使用。用郑重语气说的话是 tai h e n d e s 限に間に合わない。赶不上关门时间了。门限是关门时间的意思，这里指宿舍晚上关门的时间。是表示时间的助词，因为门限是和时间有关的名词，所以呢，这里使用了助词。是的和时间有关的名词，所以呢，这里使用了助词。

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二十一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哪里没那么好？上手だね。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あもうこんな時間です。大変、に間に合わない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像马尼亚瓦ナ赶不上这样的动词的那一行，我想请教一下那一行的变换方法。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德勇老师说，那一行表示轻松语气的否定。 我来说说怎样从动词的 m u s 型变换为 ni 型。首先，如果 m u 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a 的话，要把 m u s 变成 ni。例如，食べます（吃）变成食べない（不吃）。其次，如果 m u 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一的话，则有两种变换模式。一种是把 m u s 变成 ni。 起きます起床变成起きない不起床。另一种是把 mas 去掉，再把前面的音节的母音变成 a，然后再加上 n ない。我们以行きます去为例来进行说明。mas 前面的音节是 ki，把 ki 变成 ka，再加上 n i k 行きます的ない形就是行かない不去。 不过，如果去掉 mas 之后，前面的音节是一的话，要把一变成 va，然后加上 n i 使います使用，变成使わない不使用。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个不规则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动词。来要变成来不来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这是在看体育比赛吗？好热闹啊！对，叫喊喧闹的声音，用日语说是这样的：哇哇。 哇哇！请再听下面的声音，好像是看到自己偶像时尖叫的声音。嗯，女孩子的尖叫声这样来表达。ka 是 ka 吗？对，感到恐惧时发出的尖叫声也是。k 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“哇哇”和“卡卡”。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：“哎，多幽哦。”平时安静矜持的日本人，到了卡拉 OK 店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。” 今天感觉和大家拉近了距离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二十一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“いいえ、それほどでも。”哪里？没那么好。安娜是否赶上了关门时间呢？欢迎您下次准时收听。